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感谢主，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，守主日。今天是基督教啊，今天主的崇拜是由基督教教育委员会负责参与服饰啊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他们同心参与服饰特别我们刚才的灵会结晶姐妹。 还有我们刚才读圣经的兴顺老师，我告诉你，他们是咖喱布达莫啊，他们是第一次做灵会，兴顺老师是第一次站在台上读圣经嘞，我给他们评分一百分，来给他们一个拍掌，啊，感谢主啊，宝肋，我们。 愿意给主使用，主使用我们，然后在侍奉那个过程当中，他不断的让我们在他的恩赐所示的这个恩赐上成长，让我们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侍奉不嫌人多，只怕人少。周牧师，我很怕看到，常常出现的都是那几个人。感谢主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一杯心，欢迎你参加各样不同的侍奉，然后祷告。 神给你恩赐，好，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讲圣灵的喜这个题目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呐，师傅这段的时间，恩高就你仆人要先讲你自己的话发出亮光，圣灵真理的灵在我们中间引导运行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从你的话。 我们得到造就，我们得到亮光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上个礼拜讲到圣灵的喜，第一讲，我说耶稣升天的时候做了两个吩咐：第一，你们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。 为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洗礼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水洗。但是同时，耶稣也做了一个应水，你们要等候，耶稣也做了一个应水，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这个叫做灵洗。水洗我们常常听见，灵。 圣灵的喜，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，好像没听见啊！啊，圣灵的喜，灵喜，哇，听起来好像神秘兮兮，好像不明白。但是，我上个礼拜讲了，神学家 m i a e Green 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，他曾经这么解释，什么叫做圣灵的喜呢？其实，圣灵的喜，灵喜。 常常用不同的不同的名称、各种的形式出现啊，比如圣灵充满，也叫做灵洗啊；领受圣灵也叫做灵洗；领受圣灵的印也叫做圣灵的洗；还有圣灵高莫都叫做圣灵的洗。水洗一生一次，因为圣经里面说一洗一新一主一上帝一洗，但是。 圣灵的喜，我们是可以常常经历的。只是什么时候我们经历圣灵的喜呢？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上个礼拜解释了简单的摘要，都在这个这个周报后页讲到。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立场：传统教会、天主教，还有 Charismatic Church 就有不同的解法。 你们看看简单摘要就可以。今天跟大家讲第三点，那就是圣灵与方言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讲了一段话：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心里里是使个人带着牙齿，带着祝福。 这人只能带着心灵属于地级的讲话，在座。另外一来啊，跟着牧师，希然呢，人们只会心灵属于第四的言语。不学者呢，带着心灵属于信心；，故学讲呢，带着心灵属于一般的兴趣；，故学讲呢。 爱恨意呢。故事在那找先知，故事在那爱辨别先那的讲的，先那的喜爱的，故事在那爱讲谎言，心里虽然讲谎言，故事在那爱谎言谎言。最后我说把它讲，成了讲一切都是心灵工作，心灵所的一假的一论。 光学讲能的弟兄姐妹们，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。方圆从何而来？圣灵是的啊，圣灵是给人的恩赐之一啊。但是我们看到，一段时间，灵恩运动教会或者人，带给人最大的困扰，还不是什么时候？ 领袖经历圣灵的喜，而是讲方言的问题。有一年，年会举办一个牧师传道，还有信徒领袖们的一个圣公研讨会。啊，有些信徒领袖，他们发现到坐在他们旁边的牧师传道，跟他们在一起祷告的牧师传道，也会讲方言，用方言祷告。 他们好像发现新大陆，知道吗？哇，我的公会募捐亚更火焰哦，啊，又兴奋又好奇呀，又好奇。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启梅吴传道打电话给我，啊，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来我的 office 找我，啊，跟我谈。我也第一次见他，不是第一次，三十多年后再一次见他还认得。然后谈话好了之后，离开之前，我就做一个祷告。 我在做祷告，我是用华语祷告，而我们的无传道呢，他是用方言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听见无传道用方言祷告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奇呀？哎，怎那大爷呢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还有啊，如果有一天…… 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弟兄或者姐妹，他用方言祷告，哎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slide，slide，你看啊，跟着牧师哈，不要讲话。那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害怕、责怪、论断。哎呦，我听一云好多讲话，我毛完全去的要。 还是刚下桌，你的反应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中怎么样讲到这个方言。第一，何谓方言？什么是方言？曾经一段时间，华社组织推动一个运动，叫做讲华语运动。这个运动意思是什么呢？ 鼓励华人要讲华语，好像新加坡一样，少讲方言。啊，那个方言是什么？啊，广东话啦，福州话啦，客家话啦，福建话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到方言的时候，从广义来说，就是母语嘛，啊，母语。但是，刚才读的圣经讲什么？方言。 是圣灵的恩赐啊！圣灵赐下许多恩赐，其中一个恩赐就是讲方言。而方言在圣经是什么意思呢？另外一个是来。方言，希腊文它的意思是舌音、舌头的声音、曲类的响音、曲类涛的响音。所以英文圣经就翻译什么？ b e g i n in tongue，舌头的讲话。所以，当有人在讲方言的时候，你在听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是这个舌头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一种的声音。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Speaking in tongue，或者圣灵所赐的恩赐方言。当然，有些人。 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他也会讲方言，可是那个方言不是哒哒哒哒哒哒，而是什么？他从来不会讲印度话的。那天圣灵感动他的时候，他忽然间会讲印度话，甚至他不会讲广东话的那一天，他忽然间广东话讲那么大等啊！哎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常常发生呢。而《五旬界史路行传》第二章。 记载的就是这样的方言呐，所以不是说五旬节以后那个那个使徒行传那个方言不再出现，还是出现，只是比较少。当然，我们比较多听到的是这种所谓声音引探，声音是怎么样？好，为什么会说方言呢？刚才读的圣经很重要，讲到什么？ 圣灵赐下许多的恩赐来，地一给的话，第一些的话，信心一板红去。我上个礼拜讲个见证呐，有一个人全家来做礼拜，虽然我带他来做礼拜的，但是他有一个不安，不安什么？因为他在中学的时候，他加入一种的宗教叫做一贯道，或者叫做鸡蛋教，啊，他要发一个毒咒。 所以那个时候，有一天退休会，他问我牧师啊，你晓得，你晓得无字天书吗？无字天书，我看古龙小说有提到无字天书啊。你现在跟我讲无字天书是什么？他说你就是不懂呢。他就在那边哭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说他加入那个教的时候，发下毒咒，不可以离开那个教。离开了教，离开的话会五雷轰顶啊。 除非有人解释五字天书，我都不懂嘛。我为他祷告，但是一个重担压力还是在他的心。后来我叫我的同学，跟我在同神学院同班同房四年同学，我知道他有这个恩赐，叫他来祷告。我看着那个信徒倒下去，看着那个信徒要哭，要要不是哭。 好像哎哎一直要吐样子，后来过后我问他，你上次讲的那个无字天书是怎么是怎么办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记得，牧师因为没给用了，牧师我忘记了。你看神的意思领导他，把他的记忆记忆中这个不好的抹掉，没有圣经里面说啊，我们的上帝涂抹我们的过犯。 我们的上帝也会涂抹我们头脑中不好的啊！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？那有的人呐，那代也提了几几十年了，家可亏本没？哦，有些事情放不下几十年，你要祷告神啊，把这个不好的记忆从我脑中抹掉，然后你就有感恩的生命、喜乐的生命啊！明白吗？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经里面说。 我们的上帝一直是纯人的肉体、心灵、心理、灵魂呐，祷告一直领导你。好，行义难啊，下一次跟大家来谈。做先知辨别作灵，还有什么说方言？还有翻译方言，智慧的言语。你看九个恩赐，方言是其中一个智慧言语。我特别画这个，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啊？你不会讲话，上帝给你当讲的话。你看做牧师。 有时候人家会牧师啊，打电话牧师啊，什么什么事情，然后让牧师去去做。我没有口才的，我没有口才，你们不要以为牧师没有。我每次讲到我都在祷告，我没有口才，我都会祷告。神啊，你给我当说的话。哎，这也是耶稣讲啊，耶稣说人把你抓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想说什么，上帝会指示你说什么，叫智慧的言语。 我在芙蓉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接到方中南会主的女儿的电话：“牧师啊，你去探访一个人，老人家七十岁。你跟他传福音。不过呢，你不要三四点去，你五点过后才去。哎，什么事情？因为他的儿子。” 他的媳妇不喜欢做礼拜，你去等下他们会不高兴啊！我就听他的话了，五点过后才去见到那个老人家。搞一会给捞呢古娟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。我见到这个老人家，但是我不是去找他一次嘛，我是很多次啊。有一天善德山多终玉乎嘛，有一天还是见到他的儿子，见到他的媳妇。 不过没有想象中那么悬呐，知道我是牧师，还是客客气气的。因为他的儿子是退休的校长啊，他的媳妇是退休的老师啊。但是九十岁老人家搞了一回呀，搞一大醒就爱干哭咩，那百型百六搞了一年没没啊。我跟他谈一次两次啊，他都无动于衷呐，当做阿妈样子，阿妈我来了了，关怀老人家了。 有一天又接到电话，会读的女儿，牧师牧师啊，他这两个礼拜遇到事情，啊，你去帮助他，啊，遇到事情了，要去帮助他，所以呢，我就过去了。啊，老人家知道我来了，门就开了，进去就坐在客厅，我坐下去，他坐下去，他就哭哦。九十岁老人家，因为他所爱的一个孙女，大学毕业的孙，发生事情啊。 所以他老人家过去几天一直很难过，哭哭哭，啊，他在那边哭，哭了。当然，我就安慰他，我安慰他，安慰他。然后我在讲好话之后，我就问他一句话。我说：“阿木，你这几天有没有祷告？”他说：“有啊。”跟谁祷告？天公呢？ 啊，因为他是福建人，福建人拜天公嘛，你们知道啊？啊，八生七年吧，啊，福建人那个天公的日子好像比新年初一更热闹，拜天公啊。那我就跟他讲，嗯，我一来你就哭哦，你的孙女发生事情，这几天来你跟天公祷告，可是我一来你就哭，就是说你那个祷告没有效力，啊，没有效力。阿木怎么样呢？ 你换一个祷告，跟耶稣祷告，他就看着我，因为他都没来做礼拜嘛。跟耶稣祷告，我就告诉他：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，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，耶稣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了。耶稣爱我们呐，你跟他祷告，耶稣听你祷告。就跟他这么讲，然后我为他祷告之后，我就离开了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我又再来看阿木鸟了。哎，又看到我来，门又开了，又请我进去坐。 这是没有哭了了，叫外妈贴了，没没有？没有哭。然后跟他谈谈谈谈谈啊，孙女没事情呢，很高兴。老人家啊，我就问他一句话嗯，这个礼拜你有没有祷告啊？有啊。啊，跟谁祷告？他讲了一句，耶稣咯，跟耶稣祷告，感谢赞美主。 到了三个月后，十二月二十一号，他家里做了一个感恩礼拜。这九十岁的老人家啊，嗯，古娟跟他的儿子退休的校长潘金福校长，跟他的媳妇退休的老师，三个人，三个人一起受洗呀！来，荣耀与上帝。我要讲是什么？ 智慧的言语是吧？你说带人带人敬主，要学什么没？我都没学过什么技巧啊。我说知道就是说祷告，神给我们单讲的话，这叫做智慧的言语。我做牧师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问人家跟谁祷告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这是圣灵的恩赐之一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是方言，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。 圣灵的恩赐，方言是圣灵所赐的恩赐。问题就是说，有人说方言是 visible sign of the invisible grace。invisible grace 就是看不见的恩典，那就是圣灵的恩恩赐啦。你说圣灵的喜，我看不到啊。你说圣灵充满，我看不到啊。你说圣灵恩高，我也看不到啊。这是圣灵恩典，但看不到。所以要什么？visible sign？什么 invisible sign 呢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！这个就是 visible side 咯，讲方言就是 visible side 咯。有的人就这么解释一段时间，林恩运动的人就这么解释。但是，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，不单单方言是 visible side of the invisible，gift，还有什么生命改变啊，新生命啊。 基督徒的生活见证、爱心、信心、热心、感恩等等，都是什么？都是 visible s i g e of the invisible grace 啊！所以不是单单只是方言，但是有的人因为过度、过分强调这个方言嘛，结果就会出现了一种不一些所谓不同。 一些所谓很特别的看法，那是什么呢？哇，圣灵充满就能够讲方言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，他们说什么？哎，讲方言是真基督徒，会说方言是真的基督徒，真基督徒不会讲方言呢？啊，你还没有圣灵那些，你还没有圣灵充满这些等等呐。哎，他们也用圣经啊。 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圣灵降下来，圣灵充满人，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讲方言呐。还有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哥尼流又去赶定来外圣灵降下充满人，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就样开始讲方言。还有上个礼拜跟大家解释了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以弗所的人他们相信耶稣的，不会讲啊啊啊那个保罗问他们，你们？ 呃，领受圣灵没没有，保罗就按手祷告。哎，他们就讲方言了。哎，好像这三处圣经讲的圣灵充满就讲方言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还有很多地方讲到圣灵充满没有讲方言啊。比如说，同样在使徒行传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有没有哒哒哒哒？没有啊。彼得讲到辩护，还不要还没有走啊啊。还有第二。 他们使徒们被圣灵充满，放胆。所以你老有不喜欢胆金大啊，我冇讲选大，给到啦？祷告，圣灵让你刚强壮胆啊，这也是真理啊。还有《使徒行传》第六、第七章第六章记载，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人，那七个人我们叫做执事，他们是被圣灵充满，可是圣经没有记载，他们七个人讲方言。还有简选的尸体房 甚至说尸体房被圣灵充满，可是他也没有讲方言啊，他反而，定睛看到天开了，然后你知道他做什么吗？他做祷告，那些人用石头打他，打他，他做祷告什么？就啊下面一个人，因为一个人卖北极鸭找钱了。哎，圣灵充满他爱心，他没有记恨那些人，外的话允许他甭外。 他没有，反而祷告，主啊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圣灵充满。还有保罗被圣灵充满，他就怎么样？他能够分辨看出来这个人他的虚伪呀。还有使徒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死了。那个时候其实环境非常不好，他们死了。如果再接下来，连什么失子于汉在妈妈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么祷告，知道吗？ 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们怀孕的祷告，神呐，圣灵充满，我们可以做祷告啊。还有伊丽莎白，她被圣灵充满，她欢喜起来。还有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圣灵充满，他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非常的不好，遇到很大的挫折，可是他还说什么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。”他感恩呐！你看，弟兄姐妹们。 我给大家看这么多，主要就是跟大家说， <coughs> 圣灵充满，还有好多生命上的流露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说圣灵充满就讲方言啊，那讲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记，那个是不平衡的，那个是狭隘的说法。好，再来向圣灵求方言，因为有的人过度强调。 要讲方言，结果呢，甚至出现了学方言。来，我告诉你，跟着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是完全错误的了哈，完全错的。哪里有学方言？圣经里面明明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嘛，怎么你叫我向你学呢？啊？但是向圣灵求方言呢？ 有两个问题出现。第一，祷告对象是谁呀？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耶稣说：“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对不对呀？Our heavenly Father。”所以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。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呀？阿爸父上帝，祷告的对象不是圣灵。第二，刚才说了，不要跑，前面一个我还没有讲完啊。好， <laughs> 现在你很专心，谢谢你啊。好，方言是圣灵的恩赐啊。但是记得刚才读的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：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。那意思说。 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啊，为什么要去求呢？还有其他的恩赐很多很多嘛，为什么单单求方言呢？啊，这是圣经给我们教导的。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好，啊，另外一个 s i d e 求方言，向圣灵求方言，对不对？ 圣灵啊，给我方言！圣灵啊，我要讲方言！圣灵啊，我要讲方言，对不对？有的摇头，有的点头。我告诉你，对也不对，不对也对，一般。那怎么说呢？啊，好，回去再来一个 slide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你注意一下，好多人祷告。 不是跟父祷告，好多人祷告跟耶稣祷告，知道吗？有没有注意？你们明明以后你们去注意一下。好多人耶稣叫我们祷告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然后祷告的尾巴结结束是什么？红着耶稣给都给免给我对吗？不过好多人祷告啊啊耶稣啊，然后我们什么有点红耶稣给免给我，哈哈，那。 这样的祷告对不对呀？这样的祷告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不对，对。我告诉大家，这种的祷告我们叫做什么？技术上错误。啊技术啊，t e c h n i a l 哈，是 技术上的错误，但是并不等于说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。我跟你想向外祈祷，找那找耶稣祈祷，啊，呃呃，白人说不，我冇得的祈祷，不会呀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慈悲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他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上帝他看我们的心。同样，我告诉大家。 向圣灵祷告，不是说对还是不对问题，我们只能够说技术上，我们读神学，我们叫做神学上这个错误。可是，很强调的是什么？上帝看内心。虽然说圣经里面说，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把他的恩赐分给人，可是圣经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向圣灵求啊，明白吗？ 甚至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向圣灵求这个求那个，没有啊最重要，内心，现在看的内心。我讲两个故事，你就知道。基甸，上帝对基甸说：“起来，你要做事实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。”这个基甸呐，他有自卑感，你知道吗？他胆子又小哦。 上帝一叫他出来做领袖，他怕得不得了，他就向上帝祷告。他是试探上帝，知道吗？他祷告什么？上帝啊，这边有一团的羊毛，明天早上我起来，我要看到这个羊毛是湿的，旁边都是干的，这就是你上帝给我一个一个记号了。第二天早上他起来，哎，真的哦，那一团羊毛是湿的。 旁边都是干的，那么他愿意做，他愿意去做祭司吗？他还是不事实吗？他还是不要？他又跟上帝祷告：“上帝啊，再来一次了。明天早上我起来，羊毛是干，是干的，旁边都是湿的。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，羊毛是干的，旁边都是湿的。我们说不可试探上。” 试探上帝，他试探两次上帝，上帝有没有生气啊？没有，上帝看他的心，那种真诚的心。上帝听他的祷告。摩西呢？上帝对摩西说：“摩西起来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”摩西怕他不得了。摩西说：“不要我啊！上帝，你真的叫我，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？那你给我记号咯，记号什么呢？” 上帝就给他记号，那个记号是什么？第一次，上帝让他手拿着那个拐杖变到蛇，哎，他丢在地上就变蛇了。第二次，他的手臂忽然间长大马蜂，这个都是上帝听他祷告，为了要坚固、刚强他的信心啊。可是两次不够，他还要第三次嘞。 上帝看内心，看我们的内心啊！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，我们的上帝有丰盛的慈爱。上帝怜悯基甸，上帝怜悯摩西，上帝也怜悯你跟我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？基甸、摩西要上帝给记号，使到他们更加的有力，信心坚固成长。上帝听他们祷告。 同样，上帝也会赐圣灵的恩赐给我们渴慕的人，包括方言，给他的儿女，为的是什么？让他们热心，让他们成长。我曾经问一个姐妹，她会讲方言，我就问她：“你们要开始供奉言啊？”给到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她就告诉我，几年前。然后我就问她。 当你开始，当你有了这个讲方言的恩赐 （speaking in t o n g u e 这个这个 gift 之后，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吗？牧师，我信心更坚固，我祷告更久。你看到了没有？那个方言带给了成长。所以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：说方言的是什么？造就自己呀。 所以一个人渴望自己的成长，在耶稣基督上恩典上成长，渴慕的心，上帝会听他的祷告，上帝会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噶，因为是帮助他成长嘛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牧师讲了这么多，我们记得，我们不要批判。 论状，哎，好像过去，啊，这个人讲方言，虾林跟重，或者极端，这个是过度了。我上个礼拜说了，圣灵的喜，啊，另外一个 slide，圣灵的喜有三种说法，三种说法都有圣经根据，所以我们不要讲哪一种对，哪一种不对，哪一个比较好，哪一个不好，都有圣经根据。我们要看重是什么？你说你有圣灵的喜，有没有新生命流露啊？ 有没有圣灵果汁啊？你会说方言？有没有新生命流露啊？有没有圣灵的果汁啊？所以有没有讲方言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命流露、圣灵的果汁。你们有没有听过 Miss Low？有没有听过国生先生讲方言啊？有没有？国生先生有没有讲方言过？没有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认识 Miss Low 三十七年了，知道吗？ 他做教会财政几十年，把教会的财务管理得好好，看重每一项支出，每一项收入，一分钱都没有少啊！给我们米歇洛一个拍掌。他现在退休了，我还又请他做幼儿园的财政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离开上一堂，我到班丹马兰教会的时候。 我把 Mr. Low 所做的那个财政报告拿去班达马兰教会做参考，他们一看，哈，这个是 accountant 做的这个财政，啊这个这个这个账目哦，最后班达马兰也跟着 Mr. Low 所做的做。我讲那么多，Mr. Low 没有讲方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几十年来，我看到 Mr. Low。 他的忠心，他生命的流露，参与、感恩、奉献等等呐。所以生命的流露，圣灵的果子，基督徒啊。我上个礼拜问你们，你们晓得我们的传道，无传道会说方言吗？好像你们都晓得样子哈，对不对呀？啊，传道也会讲方言呐。我们大家知道的是。 我们的传道有没有生命的流露啊？有圣灵的果子吗？哎，我们牧志关系委员会主席玉祥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他曾经写给我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的传道任劳任怨，不计较，服侍主态度最很好，常常探访青少年人，关心青少年人，自掏腰包请青少年人吃。 花时间陪伴青少年人，跟青少年人一起网球，与青少年人建立美好的关系，用电话关怀关心青少年人，与青少年团契一起开会讨论青少年团活动，带领青少年人查经，注重青少年人灵命栽培，参与组织学事工做事情，看重祷告，天天为教会守望祷告，等等等等。 生命流露啊，圣灵的果子啊，所以，我这么说，如果不会讲方言的弟兄姐妹一个比一个冷淡，会讲方言的弟兄姐妹一个比一个热心，那我巴不得都讲方言，全部。 为主大发热心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当然，嗯，我下一次再跟大家讲我这个所谓圣灵恩赐的一个经历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多说了哈。我最后要说的是什么？还是要问一个问题。这个你们要回答了。为了让你们印象更深，为你公会。 是林恩教会吗？是就讲是，不是就讲不是。Is Methodist Church a charismatic church 啊？是卫理公会是林恩教会吗？想想是你就讲是，不是你就讲不是。跟牧师一起回答，哈，想好了没有？大大声回答，你越大声，你越记得，你就知道以后你更加记得牧师的教导了。卫理公会是。 林恩教会的林恩运动的教会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没听你们讲啊。但是是不是跟牧师回答一样？卫理公会是林恩教会，林恩运动教会。每一年我们就有一个节日，五月二十四号。 All the g a t day，这是一个地方，这是纪念什么？在那一年，卫斯理汉在这个地方参加一个祷告会，那一天他经历圣灵的工作，感动吗？亮光吗？充满吗？还是圣灵的喜在他身上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什么？卫斯理汉灵性复兴日。 他的日记写的清清楚楚。那一天，人家读一段圣经，但是他整个单子落下来，他整个人不同，所以卫理公会就这么样产生了了。所以卫理公会是林恩教会、林恩运动教会，七八十年前有一个宋上杰博士。我上次在做牧师的时候。 那个矮卓姐啊，还跟我讲宋三杰博士的事情，哇，那个时候人家复兴了了，拿着十字架到处传福音，唱着歌，谁之家，谁之家，引新外的音有啊，这个歌不只有我有了哈，这个不，你看下面什么永宋 u n Chorus，啊，宋三杰在中国在东南亚一带带领布道会复兴会的时候。 他这里面歌部都是讲他所唱的歌，《大道大道老魔鬼》，赶快让那么钱了哈！就断开一切锁链，就断开一切锁链啊！这个我们现在都没唱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多少人，他们因为这么，他们信主，他们生命复兴。归家吧，归家吧，不要再流浪。 你印尼干嘛断错没？断错断着呢。多少哪个错？哇，许多人来到台前，他们接受祷告。宋上杰博士喜欢唱这首歌？我要讲的是里面有一首歌是什么？叫做《林恩》。那看我不唱，但是你看这两句怎么讲？当牧我在是灵宫殿拱作，就请他东域还你。 第三姐妹呢，隆重的台阶爬不，过年，哇哇婆婆会坐就见证，心灵感到心底的火焰。但呢，但呢，第二节，心灵红定，信心端正更加信心增加，大有灵力令人。但就尾呢？ 干在这，天告公福音眼，求稳，打出去，就是什么圣灵的恩典，圣灵的工作。然后你看他的副歌，灵安，灵安，我心皆达灵安，今日充满我心，今日充满我心，灵安。 灵恩，我心接大灵恩，今日充满我心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重复唱这首歌。牧师讲，但是我们要在这里，我说，再来一次，但是圣灵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经历，使灵感动。 是恁叫咱那身体里讲咱那讲话，是恁的大量，是恁的安慰，是恁的耳地，是恁的感官。我们可以唱这首歌，来，再再回刚才那个《临恩，临恩，我心在大临恩，今日充满我心，今日充满我心，《临恩，临恩。 我心结大灵安，今日充满我心。再来，凌安，凌安，今日充满我心，今日充满我心，今日充满我心。凌安，凌安，我心结大凌安，今日充满。 我心，我们都能够一而再，再而三经历圣灵的喜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恩膏。你要有渴慕的心。好，我们来唱《我的神》，我要敬拜你。下一次要跟大家讲。